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二十二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くなりました。我回来晚了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和朋友一起唱卡拉 OK，唱得入了迷。回去时已经过了宿舍规定的十一点的关门时间。安娜打开大门后，发现社监已经等在那里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二十二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くなりました。”我回来晚了。 お母さん、ごめんなさい。遅くなりました。アンナさん、10分も遅刻です。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気をつけます。我来讲解一下。过了关门时间才回来的安娜向社监道歉说：“お母さん、ごめんなさい。”お母さん，不好意思。 おかさん是妈妈的意思。住在这个宿舍的学生都叫社监おかさん。ごめんなさい是不好意思、对不起的意思。遅くなりました。我回来晚了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遅く是由一形容词遅い晚变化而来的副词。一形容词把词尾的一 变成哭就成了副词。なりました是动词。なります变成的过去形，表示事物变化为某种状态。舍监批评安娜说：“安娜さん、十分も遅刻です。”安娜，你都迟到了十分钟了。安娜さん是对安娜的称呼。十分是十分钟，它是由数字十。 十加上分分钟构成的，也可以说十分。后面的“么是助词，表示强调。这里表示迟到的时间很长。遅刻是迟到。です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我记得在第十七课里学过，助词“么是“也”的意思。这么说，“么也可以用来表示强调。对。 10分迟刻です。意思是迟到了十分钟。10分も遅刻です，则是都迟到了十分钟了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我还想学习一下表示时间的分的数法，有时候念 pun，有时候念 pun，好像很复杂啊。嗯，是比较复杂。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一分到十分的说法吧，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。 一分，一分；两分，二分；三分，三分；四分，四分；五分，五分；六分，六分；七分，七分；八分，八分；九分，九分；十分，十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绘画。射箭说：“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” 不能违反规定，这是一个表示禁止的说法。約束是约定规定的意思。哦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破能违反的意思。破坏、违反的推型後綴はいけません表示禁止。 いけません是不行、不可以的意思。请注意，いけません会给人以高压的印象，请不要对长辈使用。知道了，安娜回答说，すみません。对不起，安娜用了すみません对不起和ごめんなさい不好意思两种说法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和ごめんなさい相比，すみません。 会给人以更正式的印象。在向单位的上司或学校老师表示道歉的时候，要用“すみません”。安娜觉得自己真的对不住社监，所以发自内心的进行了道歉。原来是这样啊！“気をつけます。”我以后注意。“気をつけます。”是今后会注意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的意思。希望大家把这个说法记住。 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二十二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おくなりました。我回来晚了。お母さん、ごめんなさい。遅くなりました。アンナさん、十分も遅刻です。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冈内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一形容词我そい晚变成副词后是我そく，我还想请老师详细的讲解一下。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日语的形容词可以通过词形变化转化为副词。以“一”结尾的一形容词变成副词时，要把词尾的“一”变成 k 以“早い”早为例，“早い”变成“早く”，后面加上“なりました”，变成“早くなりました”，意思就是变早了。接下来，以 就是好擅长为例，我来说说怎样把那形容词变换成副词。那形容词修饰名词时，要在后面加上那，变成就是哪。那形容词变成副词时，要在后面加上呢，就子变成就子你。变好了，用日语说就是就是你なりました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请你猜猜下面这个单词是表达什么样的感情的康康，是表达爱意的吗？嗯，不是，是形容大动干戈的样子的。真的。 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表示生气的说法呢？砰砰，砰砰，形容怒气冲天、脸都鼓起来的样子。还有一个词，嘎米嘎米，嘎米嘎米，这个听起来像是在生气，形容唠唠叨叨训斥他人的样子。 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表示生气的拟声拟态词。看干，砰砰，嘎米嘎米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诶，多，又哦。让欧加桑为我担心了。现在明白了。 要是有可能迟到的话，应该事先打个招呼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二十二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くなりました。我回来晚了。下次给您介绍安娜的大学生活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